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咱前边啊用了三集的时间啊，把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最精彩的中途岛战役啊说完了。这个教科书里呢，一般说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啊，但实际上呢，在史学界啊，这个事儿是有争议的啊。很多人都认为啊，中途岛仅仅是美军的一次意外胜利，是吧？日军虽然有四艘航母被击沉。 是吧？但是别忘了呢，日本主力航母是十艘，十减四等于六，还是比美军太平洋舰队多一倍。况且呢，这仅仅是这个航母的损失啊。日本人海陆整体实力来说啊，你要说疼吧是比较疼啊，但是呢，不至于伤筋动骨。 从战略态势看的话呢，美国人这仅仅是制止了日军在中太平洋的攻势，但是呢，在日本人大力经营的南太平洋，那美国人呢还相差很远。真正双方出现反转的节点，得说呢是中途岛战役之后的一场以旷日持久、血腥惨烈而著称的。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简称呢，就是瓜岛战役。瓜岛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的小岛啊，简直是各种毒虫野兽的天堂。估计如果不是打仗，一辈子都不可能去人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南太平洋十字路口啊，南面靠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面是日美争夺激烈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北边呢是日军在南太平洋的指挥中心拉包尔，东面可以辐射夏威夷。虽然这个岛啊鸟不拉屎啊，但没辙啊，位置好嘛，学区房就是贵啊。既然是兵家必争之地，那肯定肃静不了啊。刚才咱们讲说，美国跟日本争夺瓜岛这场战役旷日持久、血腥惨烈。那有多旷日持久呢？从四二年八月打到四三年二月，整整半年。有多血腥惨烈呢？ 就这么个弹丸小岛和它的周边海域，双方一共伤亡将近四万人，六十七艘战舰沉没，一千四百多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够血腥吧？啊，瓜岛这么重要的场战役，其实呢没有这个呃中途岛战役似的啊，是两边蓄谋已久啊干了这么一仗，而是一件小事啊。 引起的啊，就是日军呢在瓜岛上啊修了个机场。中途岛战役之后啊，日军心里有点逼数了啊。太平洋太大，大洋中心这边不是我玩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我还是老老实实去南太平洋发展吧啊。所以日军呢就暂时放弃了山本五十六的东进战略，继续南下抢劫啊。其实这时候啊，日本大本营的思路是很清晰的啊，就是呢在这边找一个战略要地。 修一个大机场，然后以此为中心，向西可以攻占莫尔兹比港，向北可以掩护拉包尔，最重要的呢是东南方向可以给美军对澳新的这个交通线找找麻烦，进而呢找机会推进。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大本营组建了第十七军，由白武情急中将任军长。白武中将很特别啊，他本人呢这个。 没啥这个亮点啊，没啥亮点啊。他的五哥是海军大将，三哥更牛逼，也是海军大将，而且呢是天皇的侍从长啊，等于是天皇的首席机要秘书兼护卫首长啊，相当于中央警卫局局长或者清朝的领侍卫内大臣。所以有这么两个牛逼的哥啊，白武官运横空。十七军总部设在拉包尔，部队呢集结在新几内亚东部和匹斯麦群岛，担负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任务。 这是陆军、海军那边刚打完中途岛海战，赶紧在四二年七月成立第八舰队，任命三川军一中将为司令，拥有重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三艘啊等在内的这个多艘军舰和潜艇协同十七军作战。除此之外，联合舰队还增派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所辖的百余架岸基飞机进驻拉包尔，提供空中掩护。 小小的拉包尔集结了这么多日军精锐，可以讲啊，兵强马壮。日军这边站稳了脚跟美国人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啊！日军刚占领拉包尔的时候啊，美国人就开始琢磨怎么反击。不过那时候呢，力量太弱，那本土还自顾不暇呢。现在中途岛获得大胜，美国呢自然要挟得胜之余威，准备在南太平洋实施反击。 但是仗还没打啊，这个时候美军内部自己啊先吵吵起来了。吵架的不是别人，是吧？是现在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尼米兹和在澳大利亚的陆军上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这性格呀，心直口快啊，说既然鬼子总部在拉包尔啊，那就直捣黄龙呗，啊，掏他老窝去。尼米兹赶紧摇头啊，尼米兹非常冷静，说这可不行。 咱满打满算只有三艘航母，而且这边呢，咱地形不熟，海陆军呢也没啥配合经验，这不是作死吗？啊，所以吵来吵去，最后罗斯福总统出来调解，先让尼米兹第一阶段扫清图拉吉、圣克鲁斯外围日军海空力量，然后老麦再去收拾路上的日军，拿下拉包尔，是吧？这么着可以了吧？哎，两边的都同意了，总统的这个和稀泥计划。 这个计划呢就被命名为“瞭望台行动”。这个时候，美军准备攻打这个图拉吉和圣克鲁斯岛。啊，七月四号这一天，美军侦察机意外的发现，之前人迹罕至的瓜岛，小鬼子竟然在修机场，而且规模还不小，是吧？这还得了？那我这运输线以后就消停不了了。刚开始呢，美军计划呀，直接把这机场给炸了就得了。但是一想不成，为什么呢？治标不治本。 炸了还能修，总这么着多麻烦啊！干脆直接出兵把瓜岛收了得了啊！这才是长久之计。所以，一九四二年的七月二十六号，是吧？一支庞大的美军舰队在斐济附近集结。这支舰队呢，包括各种战舰七十五艘，指挥官是咱们啊，在这个珊瑚海和中途岛啊都听说过的老熟人弗莱彻中将啊。老弗坐在旗舰萨拉托加号航母上，心里有点忐忑。 啊，这次千万呀，别在我手里沉一艘航母了。登陆部队呢，是美军赫赫有名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是个牛人啊，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之后呢，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是吧？ 这个美国呀，它到今天啊，它是五军编制啊，别的国家一般都是陆海空军啊，这美国呢，除了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 那当然，这海岸警卫队呢是比较特殊的，平时呢隶属于交通部啊，抓个走私啊，救个海难呐啊，他是干这个缉个毒啊，干这个的啊，它隶属于交通部，战时呢归海军不管啊，是属于这个海军的辅助力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除了陆军和空军之外，实际上海军。 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都跟海招边啊。美国是个两洋的国家嘛，跨两洋的国家，对海上兵种非常重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等于是一个独立的军种，是吧？不隶属于海军，比其他国家，你像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也是隶属于海军的，是吧？英国也是，苏联什么这些国家都是啊。就这个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是。 独立军种是吧？他的这个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司令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是吧？所以他这个这个海军陆战队等于跟这个陆军是平行的兵种啊，这个是很牛的是吧？老范这能力不用说很牛，要不然怎么能成为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四星呢？啊，不过这支部队啊就有点菜了啊，这这这不可能啊！是吧？你听这番号陆战一师怎么能菜呢？理论上没错。 啊但这个时候不巧啊，美军着急扩军啊，这个一师大部分骨干啊都被分拆到其他新部队里了，现在都是新兵蛋子啊，新兵蛋子就新兵蛋子吧，好好练练也行。哎，不好意思，军情紧急，没时间练，是吧？老范去瓜岛之前啊，他这部队只进行了一次登陆演练，那那你说软件差吧，硬件强也行，是吧？这也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这个部队啊都是训练状态啊，只装备了老式步枪啊，老式的装备啊，比如说这个春田式栓动步枪啊，春田就是 Springfield 啊，Springfield 有的书上呢翻译成这个斯普林菲尔德啊，这就是音译和意译是吧？一九零三年。 加入美军现役，一战时候的这个主力步枪啊，一一一一打一拉栓，手动退弹壳，呃，装装弹的这种枪啊，像威力强大的大八粒儿是吧？M 一加兰德还在路上呢，来不及换吧那装备老就老啊，是吧？补给总得给够吧？咱可是老美，不差钱儿。不好意思，只有十天的弹药，是吧？没办法啊，一师硬着头皮上，陆战一师硬着头皮上，跟鬼子的机场抢时间。 如果机场修好，补给线整天被炸，是吧？毛你也运不过去啊！哥几个将就一下，要不怎么说范德格里夫特是老范呢？条件差成这样，不是名将也被逼成名将，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啊！范大将军来不及抱怨，带着这支三低水平的部队，开往谜一样的瓜岛。瓜岛的谜呀，不是迷人的迷，而是迷糊的迷。 瓜岛真心是个偏的呀，不能再偏的地方。无论是小日本还是大老美，对这儿都不熟。美军呢，除了从以前瓜岛那的澳大利亚种植园主那儿得到一些零星的这个情报之外，就只有一张九十年前的海图，还有几张当年传教士拍摄的旧照片再有呢？ 就是杰克·伦敦写的关于所罗门群岛的小说了。你想想，就这情报工作，登陆瓜岛啊，说实在的，跟登陆月球也差不太多啊。到了这个四二年的八月七号，美国怀着有点对未知莫名紧张的心情，开始登陆啊。那么瓜岛日军现在是啥情况呢？是吧？这个咱们说美军这次啊是准备大动干戈，陆海军这规模完全是奔着决战去的。美军觉得。 小日本在瓜岛修这么大机场，绝对戒备森严吧？啊，实际情况很滑稽，是吧？日军这边总兵力不到三千，两千七是工兵，而且呢，大部分都是朝鲜来的临时工啊，其实就跟这个这个协警的意思差不多。负责警戒的部队呢，是吧？只有二百多人，美军一登陆，是吧？都不用打啊，这帮朝鲜民工看着海上黑压压一片军舰，就吓尿了。 直接就跑到丛林里躲起来了。登陆的美军也是一脸懵逼，是吧？怎么这么容易就登陆了啊？是不是鬼子都埋伏起来，准备给我来个诱敌深入啊，对吧？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啥大部队的踪迹，只有小日本慷慨留下的一座即将完工的机场和大批补给物资。与此同时呢？ 美军另外一支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图拉基岛和周围的几个小岛，遇到了抵抗啊，比瓜岛呢，哎，强点有限，那所以也只用了两天就把这几个岛啊都占了。范德格里夫特没工夫感慨啊，他主要干了两件事是吧？首先把工程装备运到岛上，把日军的没干完的活给干完，这机场呢就姓美了。 为了纪念这个中途岛海战中牺牲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亨德森，这座机场就被命名为亨德森机场。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赶紧打电报给尼米兹，是吧？说马上运送一万四千四百个避孕套。啊，接电报的情报官就晕了。我操，瓜岛没啥居民呢，就有点土著，够你这一万多士兵分吗？ 是吧？这老范咋这么饥渴呀？啊！尼米兹听说之后拍手叫好啊，说老范啊，果然经验丰富。为什么呢？热带雨林气候会腐蚀枪管，用避孕套套在枪口上防雨，这是妙用，是吧？瓜岛被美军兵不血刃突然占领，日军这边都炸了锅啊！为啥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不派部队防守？所以大本营下死命令。 必须趁美军立足未稳，全力夺回瓜岛。接着，第八舰队在三川军一中将率领下，即刻向瓜岛进军。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八号夜间，三川出其不意，在瓜岛附近的萨沃岛海域突袭了美军护航编队啊！美军一下就被打懵了，没想到日本海军来得这么快啊！而且情报系统不是都破译了吗？咋一点信儿都没有啊？ 这一点就得佩服三川中将的机智。我也啊不汇报，我一路呢无线电静默，让你美国人没地儿去截获情报去。瓜岛战役前后打了六场海战，这是第一场。日本人呢运气不错，拿了个开门红，以一艘巡洋舰被击伤的代价，是吧？击沉美军三艘重巡洋舰。 重创一艘重巡和两艘驱逐舰，还有一些这个澳大利亚的军舰。那有人认为呢，这是美国太平洋战争的第二次珍珠港。装备了雷达的美国重巡洋舰被没装备雷达的日军重巡洋舰在夜里吊打。啊！但是这之后三川军医就忘了这是来干啥的了啊！你来这儿不是打美军巡洋舰、显摆你武力的，你是来夺岛的。 你打完护航舰队的这个目的啊，是要攻击美军的运输舰队啊。这样呢，美国人不用你打，自己在岛上就困死了，就刮倒这环境，最后非得人吃人不可啊。但是三川没这么干，为什么呢？他以为美军航母在附近，没敢动手攻击运输船，那脚底下抹油他溜了。其实弗莱彻害怕航母被攻击，早就撤走了，是吧？因此呢。 等于三川实际上是没有完成任务啊。在拉包尔的十七军司令白武情急中将啊，非常重视这次行动啊，决定派三倍于美军的兵力夺岛啊。总共多少人呢？六千人。你说这白武的数学是生理课老师教的吧？啊，美军在岛上一万大几，他就派六千人，也不知道白武啊哪儿来的情报。 他认为美军在瓜岛呢就两千人啊，可能他觉得瓜岛的这个这个这个形势啊，这个当地能提供的这个给养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能是两千人。按日军的标准就两千人，所以他说美国就两千人，我派六千是吧？三倍够了啊，六千人很合理啊。但是这六千人呢得分两批走，为什么呢？没那么多这个运输船啊。担任先遣队的是日军的一支明星部队——一木支队。 啊，支队的指挥官是一木清直大佐，这老哥在中国战场绝对有一号啊！三七年七月七号这天，当时还是少佐大队长的一木，借口士兵失踪，打响了这个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啊，从而呢引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这个，所以一木在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这个就抖起来了，啊，获得天皇亲赐的金渊勋章啊，由少佐直升大佐。 在中国待了几年，四二年四月，日本准备进攻中途岛，伊木清直奉命组建四千人规模的旭字伊木支队，啊，这就是一个连队规模了，啊，准备担当这个中途岛登陆部队，是吧？结果呢，中途岛一旦日军大败，登岛就别想了，是吧？这个，那这帮人去哪儿呢？哎，正好瓜岛这边啊，有情况啊，所以老哥就带着两千多人来了，啊，那这两千多人是一起上吗？啊，伊木很淡定。 啊，不用，九百人就够了啊！估计呢，他以为现在的美军啊，还是菲律宾时候的状态，一触即溃，是吧？但是他可不知道啊，他面对的是一万一千名美军里边最混最横的 Marine 部队。八月十九号，一木九百一十七人在瓜岛登陆，先分出一百多人守滩头，然后派四十个人呢去这个侦查。 啊！结果呢，半路遭遇了美军巡逻队，双方一交火，美国人这个时候换装了 M 一加兰德，还有勃朗宁自动步枪啊。勃朗宁自动步枪二十发子弹，这个在美军里边呢，一般呢做这个班用轻机枪用，这火力是吧？跟鬼子的三八大盖儿吧，三八大盖儿就相当于斯普林菲尔德嘛，一打一拉栓啊，那那那那没法比了，那没法比，四十人几乎全部被歼。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日军随身带的地图被美军搜到了啊！也不知道鬼子是不是缺心眼儿，总把这机要文件随身带，是吧？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一看，哦，啊，原来鬼子是来夺机场的，是吧？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赶紧在日军主攻的特纳鲁河沿线布置防线，而且呢，空军随时待命增援。 老范不知道日军到底来了多少人啊，估计日本人来的不少，得严阵以待。二十一号凌晨，一木支队五百人在黑夜里发起突然进攻，美军一开始吓了一跳，赶紧用机关枪招呼。过了几个小时，黎明时分又来一波，而且根本就不射击，端着刺刀往前冲，美军都看傻了，是吧？没见过这么傻逼的。两轮冲锋之后，日军损失惨重。 这个时候，老范也琢磨，这是不是佯攻啊？啊，这是小头，大头在后面。等了半天没动静，老范晕了。哎，鬼子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啊，啥都不送来送死，啊送人头，然后那就成全你们吧。啊，所以美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反击。一木这点残兵败将啊，根本就盯不住，啊根本盯不住。一木本人啊，一看。 大势已去，拔出军刀准备抛斧，没等抛上呢，啊，就被美国坦克给压死了。九百一十七人的一木支队只剩下一百二十八人，撤到这个岛上的一个角。就这样呢，双方对瓜岛的第一轮争夺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美国坦克为中国人民是报了血海深仇啊！ 双方呢，对瓜岛的第一轮争夺呀，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啊这虽然呢，只是瓜岛大战的前奏，或者叫是开胃菜，但是它的惨烈程度啊，从这里边就看出来了。啊比如说日军受伤倒地是吧？美军医护人员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曾经试图呢救治日军伤员，但是日本呢却拉响了手榴弹啊！日军伤员拉响手榴弹，跟美军医护人员同归于尽。 所以，这个美国人就怒了啊！美国可没有什么优待俘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吧？下令对日军伤员不予救治，直接碾过。所以，美军五辆 M 三轻型坦克向日军盘踞的丛林就冲过去，坦克从日军死尸和伤兵身上碾过，履带上沾满了血肉，这活像就是绞肉机啊！眼看部队被全歼，那日军肯定要卷土重来。 美军呢也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双方在瓜岛掀起的漫天血雨腥风还在后边，这个内容啊，咱们下一讲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